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二十三集。洛寒含着笑欣赏了一场标准的表演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幻觉。 他总觉得林重玉为云梦涵擦泪的时候，往他们这个方向瞟了一眼。或许并不是瞟洛寒，而是在瞟洛寒身后的林清霄。男主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炫耀？示威？林重玉给云梦涵塞了上限高达五万零石的领域牌后，似乎还嫌不够，表示自己的深情，一双黑眸深深的锁着云梦寒，诚挚的说道。 我才是真的爱你，无论其他人说什么，你都要记住，世界上不会有人比我更爱你，我敢发誓。很好。洛寒确定了，刚才并不是他的幻觉，林崇玉确实是冲着林清霄来的。他悄悄瞥了林清霄一眼，可惜大魔王平静的像块玉雕，看不出任何波动。洛寒暗暗可惜，一转头立刻调出自己的天道面板。 让我来瞧瞧，男主发的誓是真是假。洛寒带着木离上半身的动作都被罩在面纱中，天道面板又是仅他一人可见，故而别人虽觉得洛寒的动作奇怪，倒也没生出什么疑心。林清霄被迫停下来听了一段无聊的对话，在他看来，林崇玉和云梦寒的对话毫无意义，完全在浪费时间。 有这些时间，为什么不拿去修炼呢？包括林崇玉抛下与梦涵回去找素银月，在林清霄的价值体系里，这简直是从浪费时间换成更浪费时间。要不是洛寒想听，林清霄早就走了。他感觉到洛寒悄悄瞥了他一眼，有些好奇又有些遗憾。随后他低头按了几个地方，就偷偷憋笑。 林青霄虽然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，不过想也能猜到，势必是关于林崇玉和云梦涵的。他心情也不知不觉变得轻松，无奈地看向洛寒：“好了，我们也该走了。”洛寒心满意足，嗯了一声，收起面板和林青霄离开。这时候，男主已经深情地和女主道了别，并飞速赶去慰问自己的表妹了。 云梦涵自己被落在原地，本来就有些艳艳的。他看到洛寒低头，不知道看了什么，似乎在憋笑。林清霄侧头看洛寒，眼中也浮出星星点点的笑意。云梦涵如遭雷击，不敢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。刚才，二公子笑了。 心里仿佛什么地方塌了，云梦涵生出一种强烈的害怕，突然喊道：“二公子！”林清霄和洛寒走出一段路，听到他的声音，双双回头看他。云梦寒听到林清霄清冷的、不含一丝感情的声音：“何事？”云梦寒猛地生出一股泪意，这阵泪意可比方才听到林重玉要走时强烈多了。 二公子，我一个人害怕。你能陪我去挑法宝吗？这个时候叫他走，洛寒挑眉，含笑瞥了林清霄一眼，对女主的心思心知肚明。怪不得刚才云梦寒痛快的放男主走了，感情是握着林清霄这张底牌，拿准了林清霄随他驱使。洛寒都要主动开口告辞了。 却听到林青霄用冷静到绝情的声音说：“不行，我要送他去领令牌，顺便送他去上课。”洛寒有些意外，他竟然拒绝了女主。洛寒还以为林青霄会对女主予取予求，无怨无悔呢。因为在剧情后期，女主一次次在几个男人之间反复横跳，林青霄都忍了。现在应当是剧情尚未展开。 林清霄对女主的感情止步于师兄师妹，还没有陷得那么深。洛寒心生欣慰，这个魔鬼好歹还算有良心。他点头嗯了一声，随后猛地反应过来：“哦，什么？上课？林清霄你是个人吗？我今天早上还在赶路，刚刚才到中山，路都没认全呢，竟然让我去上课？你基础太差了，还总是耍赖。” 林清霄冷静而理智，精准地给洛寒算时间。你现在去领访客令牌，算上排队时间，大概一炷香。之后带你去上课的地方，遇见一炷香足矣，刚好能赶上开课。你还有半炷香的时间预习遇见。你这样算不算虐待幼崽？虐待是指身体或心理上的伤害，我认为没有。 洛寒和林清霄走远，他们俩的谈话内容再也听不见。云梦寒孤零零站在原地，感到一股密不透风的寒冷将他牢牢包裹。他刚才为什么理所应当的觉得林清霄会陪他呢？林崇玉走的时候，他虽然失望，但是并不怎么伤心，因为他知道林清霄在。林清霄挑法器，甚至比林崇玉还靠谱。 但是二公子拒绝了他，对他有求必应，春风化雨般保护了他七百年的二公子，不再护着他了。云梦涵悲从中来，忍不住回头，久久凝视着林清霄离去的方向。他和另一个女子站在一起，两人都是一身白衣，两人都仙气飘飘，仅是看背影就匹配的让人艳羡。为什么呢？ 如果说林崇玉是火热蓬勃的太阳，那林清霄就是寒江月、高山雪，完美的让人望而却步。太阳好歹还能让人产生努力一下就可以够到的错觉，可是月亮却永远那么冰冷，永远可望不可及。林清霄太完美了，也太遥远了。中山中倾慕林清霄的女仙有那么多。 但没一个人敢靠近他，更没人敢试图追求他。林清霄如此完美，完美到云梦涵站在他身边不会欢欣雀跃，只会自惭形秽。所以云梦涵放弃了。所有人都说二公子对他无微不至，对他有求必应。云梦涵甚至为此被许多女仙仇视。可是唯有云梦涵自己知道。 他从未走进林清霄身边。云梦涵刚来中山时，那时他还不认识林家两位公子。他在一次历练中看到一个神仙般的男子受伤，他于心不忍，就割了一片自己的叶子给对方疗伤。后来回去，他才知道，那位好看的不像样的仙人是林清霄中山二公子。之后，林清霄就一直默默帮他护他。 为他解决了很多难题，这种好是不声不响的，如春风化雨般。无论做了什么，都不言语，也不鞠躬，仿佛不求任何回报。林青霄不光好看的像神灵，连德行也磊落如神。相比之下，云梦涵活得像阴影里的苔藓，卑微、庸碌又丑陋。他最终选择了林重玉。 他待在林崇玉身边，才会有酸甜苦辣、嬉笑怒骂，这才是他的人间烟火。和林青霄就止步于朋友，保持着一个不远不近的距离，远远看着他青云直上，不断创造奇迹就够了。云梦涵以为林青霄一辈子都会站在高高的神台上，不动七情六欲，不染凡尘俗气。可是现在。 他看到林青霄对另一个女子笑，云梦涵知道，他已经彻底失去了那个走到他身侧的机会了。林青霄说的时间果然分毫不差，一炷香后，洛寒拿到了自己的令牌，随后被护送着去上课。洛寒对修炼毫无基础，可以说还处在启蒙阶段。林青霄为他选了几门基础课。 虽然不够深入细致，但可以让洛涵尽快了解这个世界。这样的基础课是开给低龄弟子的，上课人数多，所在山层也低。中山虽然说是山，其实是一处山脉，主峰外散落着许许多多高高低低的山丘，和高耸入云的主峰连成一片，合称中山。弟子口语中的中山，大多数是特指主峰。 洛寒上课的地方叫红林峰，据说，是秋日时整座山红若朝火，故为此名。这座山峰并不高，周围也没什么危险。低阶弟子大部分的基础课都在这个地方上。同样的道理，红林峰并不在中山核心，离主峰的距离略有些远，御剑都需要一炷香。 路上，林清霄和洛寒谈起接下来的课程计划。林清霄说：“你现在最要紧的是打基础，攻击术法倒是其次。你先去学灵物初阶，先知图谱、天地志和三十六重天灵族全录。除此之外，仙魔史也要开始学了，暂时从最近的天启力学起。你的地理也不甚好。”洛寒听着，头皮发麻。 此刻，两人站在剑光里，林清霄无需分神就足以预见。他很认真地查阅着洪凌风开课安排，修长好看的手指翻来翻去，最后似乎做了很大舍弃，说道：“再加一门中式八重天地里剑，暂时就这些吧。”洛寒眉梢一跳，忍不住问：“就这些？”林清霄回头：“你觉得少？” 洛寒听着都觉得后背发凉，慌忙否认：“别乱讲，我没说啊，这些分明已经很多了。”多。林清霄极细微地停顿了一下，洛寒注意到了，油然生出一种不妙的预感：“难道这还不是全部？这只是理论课程。”林清霄说：“法术实战等练习并不包括其中。”洛寒两眼一黑。 愤怒的和林青霄理论，太多了，我连字都认不全。你给我选这么多课，期末你替我考试。虽然没听过“期末”这个说法，但是林青霄毫无障碍的理解了。真的不多，才六门而已。平生最恨纸和财。洛寒还要说，身后忽然传来轰隆一声巨响，云间掀起剧烈的气流，云雾翻滚。 许多盾光都被打翻了，林青霄立刻升起防护罩，他们的剑在汹涌的浪潮中连一丝晃动都不曾有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